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八十四集。大明城和天照城一样，在城门口设了守卫，然而相比于天照城，大明城的安检形同虚设。 只要缴纳了入城费，根本没有人理会来者是谁，身上有没有危险品。他们一行人牵着羊，顺顺畅畅进了城。入城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找个落脚之地。洛寒手里捧着仅剩的几颗妖珠，一块一块盘算。一共五颗妖珠，入城费花去一颗黑色，还剩下赤黄青白四块。妖珠也和灵石一样分品阶。 只不过，仙界是灵石颜色越浅，质地越澄澈，价值越高；妖界却相反，妖族崇拜自然，晶石越鲜艳，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就越宝贵。所以，妖珠分为五种颜色：赤、黄、黑、青、白，每个等级百进制，其中赤色最高，白最低。白妖珠在妖界的购买力非常低，多用于零头。 真正的计价单位是青妖珠。如果把青妖珠定为一株那白妖珠是分，黑妖珠是百。他们如今拥有妖珠总额为一百零一万一百零一株一分。除去入城费一块黑妖珠，他们还剩下一百零一万株。那一株零一分被洛寒忽略了。洛寒清点后和林青霄商量：“我们先把住所定下来吧。” 我们只在这里落脚半个月，住所安全为上。嗯，林清霄说：“不宜太招摇，租赁一个普通院子即可。事急从权，条件不必讲究了，先将就半个月。”洛寒被噎了一下，忍不住喃喃自语：“用一百万株将就半个月，是有些少。”林清霄竟然没听出来这是反话，还很认真的回答。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，省这些花，应该是够的。洛寒手里的钱突然失去了吸引力，他不知为何觉得很悲伤。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的烦恼吗？如何在手头只有区区一百万的前提下将就半个月？他也想有这样的烦恼。大明城商业和服务也极其发达，他们四个人一看就是新入城的客人。 很快就有一个妖娘围上来，热情的招揽：“四位仙长是要住店吗？您想要什么样的客栈，尽管说，奴这里应有尽有。”这个妖娘修为不高，化形还不完全，头上顶着两个尖尖的狐狸耳朵，身后还缀着一条长长的尾巴。洛寒眼睛控制不住往她的尾巴上瞧，他才刚刚瞟了两眼。 听到胡娘的话，一下子警惕了。你为何叫我们先找？胡娘尾巴在地上有节奏地甩动着，她看了看带着长长白色木犁的洛寒，又看向林清霄的脸，反问道：“嗯，这难道很难猜吗？”他们四人往这里一站，天界那股气儿几乎扑面而来，尤其是林清霄 他的脸简直是妖娘们最喜欢笑响的仙尊巨画像，可以毫无阻碍带入大明城任何一本畅销画折子中。他们来自哪里，还需要猜吗？洛寒抬头看了眼林清霄的脸，郁闷了。他以为他们的伪装特别完美，原来从一开始就被林清霄的脸剧透完了。林清霄有些尴尬。 从一入城，他就感觉到很多人在看他。妖界不比天界，妖族没有礼教，不通教化。妖娘们的目光非常直白，他本来就很不舒服，现在被胡娘当众说出，林青霄低咳了一声，说：“私人居住，独立院落，大小无需强求，以安全为上。”胡娘一口应下，带着他们朝院落走去。 洛寒跟了一会儿，才突然意识到，你怎么没问多少钱？啊林青霄一愣，显然完全没注意到。洛寒一颗当家的心都要操碎了，赶紧上前询问租金，结果这么一问，果然坏了事儿。胡娘只接受按月租，可以只住半个月，但是房租必须交整月。洛寒交涉无果，只能郁闷地签了合同。 以九千株的价格赁下了整座院子，另付押金一千。交房时，房间无损则退。两人核对过金额后，洛寒从胡娘手里接过钥匙。拿到钥匙后，胡娘给他们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院落，就痛快的离开了。等胡娘走后，邹继白立刻上前关住大门。紧接着，一个防护阵法从院落中心亮起，随即覆盖整个房屋。 外面传来一阵高低起伏的唏嘘声，街道两边的墙头上、巷子口趴着许多妖怪，里面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全跑出来围观洛寒这一行人。大明城里什么稀奇事都常见，唯独正经人少见。他们这四人虽然做了伪装，可是身上正人君子的气息太浓郁了，一看就是天界特产。 现在所有人都意识到置办行头的重要性了，不说林青霄，就连久经沙场的叶子楠都被看毛了。他们穿着白衣，牵着一只黑羊，走在大明城的街道上，当真格格不入。洛寒也松了口气。此时院子里没有其他人，洛寒可以大方查看院子里的构造。这个院子地方不算小，结构却和天界常见的中正威严、居高临下。 不同，这里没有严格的中轴线，院落里也没有道路，全是植被中自然踏出的一条路来。房屋小巧精致，掩映在各式各样的植物中，带着浓郁的妖族特色。大门开在西南角的墙上，一进门就是一棵高大的树，这棵树叶子红绿相间，远远看着非常漂亮。 在叶子掩映间，树杈上建着一座树屋。叶子楠看到那座树屋的时候被折服了，当场说他要住在这里。叶子楠本体是朱雀，天生喜欢树木，这座树屋完全戳中了他的喜好。绕过这棵树，背后竟然还有一座房间，以石头搭成，房间连着外面的厨房和灶台，简约利落。 十分有远古部落风情，毫不意外的，邹继白喜欢这里。行了，剩下两间也不用选了。洛寒穿过花园，朝另一个方向走去。按天界的传统，坐北朝南为正，可是妖界不分方位。另两间房间并不是严格的建在北方，而是带着些弧度，一东一西两间独立房间，中间有一个宽阔的半开放式厅堂。 洛寒和林清霄对房间都没有要求，就由洛寒随便选了一个，林清霄自动选择另一个。洛寒去自己房间里放了些私人物品，因为院子里没外人，他索性把木梨也摘了。等洛寒收拾好出来，就看到林清霄坐在外面的花厅中，正在给古行星君发消息。洛寒坐到他身边，问：“天宇星君出发啦？” 还没有，这次行动要保密，天羽星君需要准备一下，晨入夜再行动。哦，洛寒点头问：“那他已经知道我们的位置了吧？”我已经将这个院子的位置和禁制口诀发给他们，接下来只需在这里等天羽星君到来。洛寒微微放了心，截至目前为止，一切都很顺利。 魔族现在并不知道吞元兽已经离开希尔米海，甚至仙族内部知道的人也寥寥。这个时间差就是他们的生机。而且大明城也并不安全，这里毕竟是妖界的地盘，若是被妖界那些老怪物得知吞元兽已经脱离希尔米海，被四个年轻人带来了妖界，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总而言之，他们现在的处境总结起来还是那句话。 猥琐发育，不要浪。洛寒点头，他们还剩一百万妖珠，苟过半个月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他看着手里亮晶晶的妖珠，突然想起一件事儿。洛寒抬头问：“林清霄天空的通讯令牌能给我用一下吗？”林清霄不明所以，伸手递给他。怎么了？洛寒来不及细说，拿起笔飞快地在空中写字。 古星星君，我们进入大明城后，共花费入城费一百株，房屋租赁费九千株，接下来半个月还有伙食、杂物等花费。我们出现在大明城，一则是意外，二则是为了给天界做贡献，所以这些花费报销吗？林清霄看到后面的时候就懂了，他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然而洛寒却一脸肃穆，删删减减改了措辞后，郑重地发送了出去。 很快，对面回信了，答复简单明了，充满了甲方爸爸的豪气。报，洛涵当时眼角都湿润了，他正要和林青霄感叹天宫爸爸真好，就看到通讯令牌又亮起来了。他好奇点开，发现是一条长长的条例，最上方写着“天宫天书院公务报销条例”，在标题旁边还有一行古行星君的标注。 弟子被传送到任务地点之外乃是意外，建议移交兵部，不归天书院报销。对不起，他收回刚才那句话，天宫不配做他的爸爸。林青霄撇过脸，最后还是没忍住，轻轻勾了勾唇角。洛寒一边往下拉又繁琐又冗长的天宫条例，一边和林青霄吐槽：“好好的话，非要说的这么绕。” 他们就直接写出来，什么能报，什么不能报，不行吗？官场都是如此，为了留有余地，我会直接说出来的。林青霄陪着洛寒一起翻繁琐的条例，洛寒指着一条问林青霄：“他说个意思，是不是说和任务相关的材料全部报销，但是私人消费不报？”林青霄看了眼，点头说：“没错。”这就难说了。 为了任务不得不换身衣服，到底算不算材料费呢？林青霄轻轻叹了口气，说： <sighs> “没关系，都一样。”不一样。洛寒严肃地瞪了林青霄一眼，这将决定着我到底要买多贵的衣服。洛寒看到林青霄眼睛变亮，突然侧了下脸。洛寒顿了一下，察觉到什么？你刚才是不是想要？ 又忍住了，没有，想笑就笑吧，太压抑，自己迟早会变态的。没有，林青霄有些恼了，你自己看吧，我回去了。呃，别别别，洛寒赶紧拉住，私人感情不要带到工作里来，有话好好说，至少你得先把公文翻译完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